第十八课，你好，你好，现在你去哪儿？现在我去图书馆。你也去图书馆吗？我不去图书馆，我去邮局和书店。你买什么书？我不买书，我买乌克兰杂志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 中午回来。生词：现在，哪儿？图书馆、邮局、书店。买，去，来，回，回来。时候。 什么时候？四外贸代表团明天去上海。列夫和罗马是朋友。列夫是四年级的学生，罗马是一年级的学生，他们都在北京大学学习。 列夫来罗马的宿舍，请罗马帮他办事。罗马，我明天去上海。你去上海做什么？去旅行吗？不，明天一个乌克兰贸易代表团去上海参观，我去给他们当翻译。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去？ 坐飞机去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九号回来，替我办一件事，行吗？什么事？你说吧。给我拿一下信和报。行，没有问题。生词：参观、旅行、团。 代表团翻译，当飞机办问题一下，拿信行一件事，T 语法练习去。 来，来，去，上来，上去，下来，下去，进来，进去，回来，回去，出来，出去，拿进来，拿进去，走进来，走进去。 想想出来。你去上海做什么？去旅行吗？我去给他们当翻译。我用字典去看报。给他的发言给了我很好的印象。发言，印象。 八，一二系鞋带儿，三四关上门儿，五六拾小棍儿，七八七八吃糕饼儿，九十再见，请再来玩儿。生词，系，系鞋带儿，鞋，鞋带子，带子，关门。 关上，关上门。石棍儿，石棍儿，吃糕饼儿。糕饼。再见，请再来玩。玩。十一，呼吸，呼吸。 新鲜空气。